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四十八集。盘古自从开天辟地后，因劳累过度陷入无休止的沉睡，少有醒来的时候。没想到这次他从沉睡中清醒，并且耗尽最后的力量。 将自己身体化为山川河海，为六界划分边境；同时将自己仅剩的法力混在血汗中，化作雨露滋润六界，让大地重现生机。做完这一切后，盘古生命力耗尽，彻底消散在时间长河里。许多神眼中浮起泪光，悲鸣道：“父神。 <laughs> ” 女娲也眼含悲怆，她长长叹了口气，将自己的力量融入盘古的一魄中，一起化作雨露，在六界下了一场极大的雨。雨水将所有人笼罩在内，避水术失效，神仙魔一起被浇得湿透。洛寒头发被打湿，歪歪扭扭粘在脸上。他仰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。 见无垠之水从天而降，一视同仁地落在每一个生灵身上。被雨水打到的地方，焦土恢复肥沃，草木恢复碧绿，受伤的动物也能慢慢站起来。中古大战终于结束了，以两位神的逝去为代价。原来，这才是女娲止战、盘古化雨的真相。 原来这才是后世六界格局的由来。雨水越来越大，洛寒眼睫毛上挂了雨珠，影响视物。他抬手要去擦眼睛，头顶的雨突然变小。洛寒抬头，看到林清霄伸手挡在他头顶，为他遮住天上无边无际的雨。林清霄也被淋湿了，雨水落在他脸颊。 聚成水滴，顺着侧脸倏地滑下。然而等到下巴的时候，水滴速度变缓，垂在下巴尖儿，摇摇欲坠，将落未落。洛寒看着着急，林清霄却突然伸手，把他脸颊侧的一缕头发捋顺，归到鬓边。洛寒眨巴眼睛，愣了一会儿，终于反应过来哦，下雨了，头发粘在脸上，不对称。” 这到底是什么顽疾呀？他们两人在雨中站了好一会儿，其他人陆陆续续散开，打仗的士兵失去了主心骨，来回看看，最终撤回各自营地。今日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所有人都很疲惫，没有人过来打搅他们。洛寒和林青霄站了一会儿，洛寒觉得有点冷，说：“我们也走吧。”好。 洛寒和林青霄回营地后，再没有人和他们谈论过决战当天的事情。即便大战已经结束，可是战争的创伤还是留下了。洛寒和林青霄联手弑神，盘古寂灭，众神分道。那天的事情，成了所有人心里不可触碰的痛。即便战争结果已定，可是真正完成利益分割，还是花了很久很久。 一转眼三年过去，洛寒跟着众人抵达银河边界。他站在浩浩汤汤的水边，看着西恒拿着镇魔石一块接一块埋入仙魔边界。女娲经决战一事，再不愿插手六界是非，彻底避世。荣成还在养伤，贺须忙着处理战争收尾扯出来的一系列烂摊子，根本腾不出空来监督镇魔石落地。 最后，这项任务落到西恒身上。扯皮三年，才终于到了正式分道扬镳的这一天。仙魔各站一边，隔着银河，看着镇魔石埋入边界，随即魔气回流，如万马奔腾般流回魔界。这也是仙魔扯皮三年达成的一项约定之一：由神出面，在边境线上埋下镇魔石，以后魔气不会流入仙界。 灵气也不会流入魔界，以示仙魔再不往来、互不侵犯的决心。这是非常奇异的一幕，众人面对面站着，不久之前彼此还是仇敌，可是此刻偌大的河面上寂寂无声，仙魔双方相互对望，似仇敌又似陌路。这大概是仙魔这对世仇难得达成共识的时候。 那就是今日一定要平安落幕，千万不要生乱。可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，西恒已经移到最西方，他看着下方的河面，慢慢皱起眉。仙族这边看到西恒停下，心脏都要吓得跳出来了。素宗师立刻飞过去，洛寒和林青霄对视一眼，也随后跟上。洛寒轻飘飘落在云层上，问。 西恒前辈，怎么了？镇魔石不够了。西恒皱眉，费解道：“明明只差最后一块，怎么会不够呢？”洛寒突然生出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储物戒指，用袖子遮挡，缓缓取出来一块镇魔石。前辈，你看这个可以用吗？西恒看到洛寒手中的镇魔石，大松一口气。 <sighs> 可以。他从洛寒手中接过镇魔石，肃穆施法，缓缓将最后一块镇魔石填入边界。银河浩渺，长风阵阵。洛寒挽过耳边被风吹乱的碎发，似有所感，看向自己身后。洛寒遥遥指向一片浩渺水泽，问：“这片水域叫什么名字啊？” 肃宗室见有惊无险，一切按计划进行，着实松了口气。他听到洛寒的声音，抽空往西边瞥了眼，说：“还没有起名。洛寒神发现了什么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洛寒摇头笑笑，“随便问问罢了。”林清霄极淡地看了一眼，说：“等机缘到时，会有人为他复命的。”“对呀。” 洛寒还知道，再过许多年，天地间会出现一只叫吞元兽的凶手。他传承自饕餮，贪吃贪玩，给大家惹了很大的乱子。又过了一些年，一位帝号明武的龙族登基，成为新的天帝。新天帝忍无可忍，将吞元兽封印在银河畔的一片水域中，并为这个地方起名希尔米海。又过了很久很久。 地质变动，最后一块镇魔石随着地理变化进入希尔米海中，被吞元兽挖出来吞掉。这时候天宫已经换了许多代帝王，当时在位的帝王非常生气，写玉诏号令各族派出精英去希尔米海平乱。其中有一份玉诏穿越千山万水、重重云雾，来到了中山。一个刚入仙界的女子正在练习轻身术。 天宫召集令抵达，所有阵法失效。他学艺不精，差点掉下去。洛寒倏地回神，发现此刻他还站在银河之上。前不久，他才刚刚将最后一块镇魔石递给西恒。西恒和素宗室还有其他事情，此刻已经离开去忙了。洛寒站在风中，长风将他的衣袖鼓起。林清霄站在他身边很久。 轻声说：“走吧。”好。洛寒跟着林清霄回天界。他即将离开时，忍不住回头，最后望了一眼希尔米海。谁是过去，谁是未来？当回到过去的那一刻，就说明一切都是必然。我们会再见的。虽然六界因为盘古和女娲的灵力雨而复苏。 可是被毁坏的建筑无法复原，仙界如今百废待兴。洛寒和林青霄回到三清天，虽然名字相同，但是此时的三清天和后世巍峨高耸的天宫门户完全不能比。如今这里还是一片荒芜，肃宗室等人念在此地灵力充裕，才暂定将新朝廷地址定在此处。 不过，仙界盖房子的效率毕竟是人间不能比的。虽然三清天简陋，但是已经有了大概的官府雏形，几个主要的办公场地也搭出来了。他们俩进门时，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洛寒回头，发现是个熟人，小泽。小泽一路跑到洛寒和林青霄身前，他停下后，似乎欲言又止，最后鼓足勇气问。 林主将，你们要去哪儿？林青霄说：“战争已经结束，军中所有军阶职位都已收回，我不再是主将了。”小泽皱眉：“可是，明明你的功劳最大，林主将。”林青霄伸手指住他未完的话：“我如今无职无位，叫我名字就好。”小泽叹口气，只能别别扭扭地应下：“是。” 林清霄，他说完，浑身都不对劲儿了。胆大包天，他竟然敢直呼凌将军的名字。林青霄听着倒适应良好，问：“你匆忙前来，所为何事？”小泽飞快地瞥了洛寒一眼。林青霄见到说：“他和我一体，任何话都不必避讳的。”小泽也并不是避讳洛寒，军中人人都知。 领主将和洛寒神永远绑定在一起，小泽信不过谁，也不会信不过洛寒。他刚才犹豫，并非怀疑洛寒，而是这些话不太方便说给洛寒听。但现在林青霄放话，小泽不再扭捏，直说道：“荣成神响应父神的命令，不再插手仙界之事，让仙界自行建立统一的朝廷。虽说治天下。” 当选贤举能，能者居之。可是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群龙无首总不是个办法。贺虚神提议，让我们先推举出一位临时大统领。荣成神推荐的肃宗师，这很好。林青霄说：“肃宗是智勇双全，德才兼备，在军中甚得人心，由他来开创新朝，再好不过。” 小泽抿嘴，露出难以言说的表情。最后，他凑近了，恳切地看着林青霄：“素将军当然功劳赫赫，可是你也不差。论功绩，你诛魔神、杀魔族，多少次击退外敌；论才华，你文韬武略，精剑术，通阵法，熟读典籍；论人心，军中支持你的也不比素将军少啊。”林青霄有些惊讶地睁了下眼。 他算是明白为什么刚才小泽下意识看了他一眼。洛寒实在没料到会听到这样一番话，他主动说：“哎，那边有朵花开的很稀奇，我去看看。”他都没走两步，就被林青霄拉住臂弯。“不必。”林青霄手指丝毫没有松开的意思，理所当然地说：“一会儿我陪你去。”“可是你们……”“没关系，很快就说完了。” 林青霄将洛寒按住，回头淡淡看了小泽一眼：“我要回去了。”这一句话什么都没说，可是也什么都不需要说了。小泽骤然丧气：“对啊，这是许多人都默认的事情，唯独我不死心，想再来问一遍，却得到了一个早有预料的答案。荣成神没有推举林青霄，大概……” 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吧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